第二十四集，猜到他心中在想什么，尤虫当即面色有些黑。你看什么？林和熙毫不掩饰，眼神略含戏谑的解释：“我看你是不是尤虫本人。”尤虫冷嗤一声，不再理会他，转身越过他去开门。切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林和熙道。 我来拿之前在医院里开的药。药，尤虫开门进去。我这里没有你的药。林和熙跟在他身后进门。那天我把药放在你这里，走的时候忘了拿。尤虫面色狐疑的转身。你把药放在哪儿了？林和熙想了想道：“我想想，应该是在客厅里的餐桌边。” 他在门边换上室内拖鞋，径直朝客厅内走去。餐桌还摆在原位，没有动，桌上却没有任何东西。林和熙愣了一秒，而后转头问：“你把我的药丢掉了？”尤崇闻言，缓缓眯眸道：“你真的把药放在我这里，没有拿？”不然呢？林和熙此时也有几分无奈：“难道是我借口来拿药，故意来找你啊？” 不想对方慢悠悠扫他一眼，不冷不热的道：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”林和熙神色轻顿，继而缓缓笑了起来，转身不慌不忙的在沙发里坐下来，甚至身体放松后仰，屈起两条长腿踩在沙发里。“嗯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不在你这里坐上几个小时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” 目光从他那两条腿上掠过，由从眼底浮起淡淡的嫌疑。把你的腿放下来。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穿的是短裤，林和熙什么也没说，老老实实的将两条腿放下来，抬眸环顾一圈整个客厅，懒洋洋的开口问：“嗯，哎，饭团宝贝呢？”饭团宝贝。 尤虫缓缓重复他的话，满脸嘲讽神色。哼，我家的狗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宝贝？只是一个称谓而已。林和熙朝他眨了眨眼睛，故意逗弄他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这样叫你啊。尤虫果然无法忍受，神色微晕道：“林和熙，你给我适可而止。” 林和熙姿态舒适的盘起双腿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可是我只和你保证过，不再和你有任何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啊。”他拉长尾音，语气里染上几分促狭：“油虫宝贝。”油虫已经是面若寒冰，目光凌厉的定在他脸上。林和熙这才收起玩笑的模样，轻声嘟囔。 你爸妈在家，难道也不会叫你宝贝？会叫。尤虫怒气未消，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。但也是三岁以前。忍不住在脑中想，尤虫三岁时会是什么模样？片刻之后，林和希兀自弯唇笑了起来。不知他心中真实想法，尤虫被他笑得有些恼怒，冷声反问道：“难道你二十岁的时候，你家里人还会叫你宝贝？” 林和熙闻言，收起了脸上的笑容。良久以后，他抬起头来，神色如常的道：“我的亲生母亲从来都不会这样叫我。”尤虫面色微顿，没有说话，仿佛不曾察觉到空气的短暂凝滞。林和熙神色无畏的扬起唇角，有几分好奇的问：“嘿，你的名字里有什么特殊寓意吗？”尤虫道。 我没有问过，林和熙了然的点点头。嗯，那么你猜猜，我的名字有什么寓意？尤虫显然不太想猜，口吻略显敷衍。这怎么猜得到？这不是挺好猜的吗？他歪着头，眉眼轻搭，不太满意的拖长语调。和可以代表生活和和美美。 西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寓意，大概就是和出生八字有关吧。尤崇眉间轻轻扬起，语调淡然。我只能想到地铁三号线的站名。林和西却骤然转过目光望向他，笑眯眯的说：“你看，这不是很简单就猜到了吗？”猝然对上他那双情绪深藏的眼眸，尤崇眉间掠过一丝怔忡，嗓音不自觉微沉。 尤崇问：“猜到什么了？”“猜到了我名字的由来。”他面上的神情逐渐转为认真。“其实和地铁站没多大关系，和林河西那条路倒是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的亲生母亲是第三者，你知道吧？”没等尤崇回答，甚至没有去看对方的表情，他又接着说下去：“林河西有家医院。” 他是在那里生的我，他不喜欢我，所以把我丢在医院里，偷偷走了。医院里的监控拍到他的正脸，警察又带他回医院领走了我。他最后正色道：“他生前曾经对我说过，林和熙和我是他一辈子的耻辱。”尤崇情绪复杂的望向他，面上俨然已经微微动容。林和熙却毫无预兆的笑了起来。 从对方的笑声中反应过来，尤虫的脸色越来越沉。他拿出手机，进入地图软件，搜索林和心那条路上的医院，却显示为没有任何搜索结果。含着面色收起手机，尤虫咬牙切齿的开口：“林和心耍我很高兴。”林和心慢慢收起笑声，脸上还残留着零碎的笑意。 他没有说话，甚至也没有再向尤虫道歉，只是面容略有出神的垂眸扫向地面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尤虫说这些事，虽然不是重要而不可宣之于口的秘密，但是林家人的态度也好，亲生母亲的事业吧，明明他从来都没有向任何人说出口过。林和熙不认为这是他的粗心和失误，事实。 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伤药最后是在狗窝里找到的。林和熙放在桌上的手提袋被阿拉斯加叼走去玩，油虫毫不知情。拿到药以后，林和熙就不再久留，下楼回了自己住的地方。离开前还顺手摸了摸阿拉斯加的狗头，语气亲昵的对阿拉斯加喊“宝贝”，叫完以后抬起眼皮，意味深长的瞥一眼站在门里的油虫。 后者面色难看，额角青筋隐隐跳动。一周时间转瞬即逝，林和希再见那油虫的时候，已经是几天以后的周六下午。选修老师发布通知，要求大家下午在学校树木园的入口处集合。小组六人先去校外的户外设备店里拿帐篷和鱼竿，他们在三点准时到达集合地点。 老师清点过人数以后，带他们穿过游玩人群密集的园口，径直进入无人的树木园深处。学生们在搭帐篷的地点放下东西，然后进入小组的自由活动时间。杨卷和赵度跟在老师身后去摘野菜，尤虫和周轩打算去湖边钓鱼，剩下林和西和另一人原地留守。尤虫已经拿起鱼竿，又弯腰去提装鱼饵的袋子和捞鱼的抄网。 本是百无聊赖蹲在地上的林和熙，又站起身来，抢先替他捡起抄网，回头笑容满面的对他道：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周轩丢来两把折叠椅，故意为难他：“啊，椅子你要拿？”林和熙站在原地没有动，语气懒散的问：“你自己没长手吗？”周轩顿时恼火不已。 你既然晚上还要吃我们的鱼，现在就帮我们做事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林和熙赞同的点点头。周轩斜睨他一眼，冷着脸催促：“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”将长长的抄网换到左手，林和熙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如果我只吃油虫钓的鱼，那么…… 会就只需要帮油虫拿椅子了。他俯身从脚边拎起一把椅子，漫不经心的笑了笑，还要对周轩说点什么事手上却陡然一轻。油虫已经从他手中将椅子拿过去，面容冷淡的道：“椅子我自己会拿。”林和熙面色微怔，继而毫不掩饰的翘了翘唇角。他没有错过油虫从他那被长袖遮住的左手上轻飘飘掠过的视线。